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咱们前面呢说了二战中的陆战和海战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空战。咱们今天一说这个军种啊，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陆海空三军啊。为什么是这么个顺序呢？这可能是按照这个军种诞生的顺序，空军在这个三军里边诞生是最晚的。 呃，世界上第一支独立出来的这个空军，就是这个英国皇家空军。一战没结束啊，一九一八年就成立了啊。你看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这个英国的海军、空军都有皇家这个这个 title 啊，这个 Royal Navy 啊 r o y a l Air Force 就是陆军没有啊，没有这个这个皇家陆军这个称呼啊。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这个。 皇家陆军啊，在这个克伦威尔时候叛乱啊，等于是叛乱，砍了这个国王查理一世的头，是吧？所以王朝复辟之后呢，皇家陆军的 title 不给他，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当然，这个说法其实。 其实挺扯的，那其实准确的这个说法呢，是因为英国原来就没有常备陆军，他那个陆军呢，就是有点跟嗯美国军队那种感觉，美军不就是学的这个英军嘛，都是地方民兵，什么打仗的时候临时集结起来，所以他没有常备陆军，自然也就没有皇家常备陆军。那你说海军能这么做吗？ 是吧？你们家养养养两只桨，他们家养一门炮，那那那家养养一船脑袋，那家养一船屁股，那家搁一帆，然后打仗都是攒成一艘船，咱上战场那不可能的。 是吧？海军是技术密集型的兵种，它必须得国家投资来办，啊，就有一支这样的常备海军。当然，原来也是从大英皇家海盗发展成大英皇家海军，所以它它就有这皇家的这个抬头，啊，然后空军呢就更甭说了。陆军虽然没有皇家陆军，但是它你看它很多团啊都有这个带这个皇家这个 title 啊，是这个这个意思啊。当然这是个题外话。不过英国皇家空军成立之后很多年。 啊，皇家空军都是世界上的独苗，蝎子拉屎独一份儿，那没有第二个。大部分国家呢，不是没有空军，而是把空军归属在这个陆军里边啊，就陆海军分立。典型的就是二战时候的美国和二战时候的日本。倒不是说呢大家都保守，那是因为在这个这个一战的时候啊，飞机水平不咋地，飞不快也飞不高啊，我想飞却飞也飞不高啊，所以呢。 执行的任务呢，主要也就是侦察、侦察敌人阵地，给炮兵校正一下目标啊，得跟陆军紧密配合。后来飞机大了，那载弹量高了，原来就拿手弄个小炸弹走你啊，后来这载弹量大了啊，开始把炸弹装到飞机上去轰炸敌人，这就是轰炸机。 敌人的这个飞机整天在自己脑袋上嗡啊嗡啊嗡啊嗡，那肯定不爽，怎么办呢？大家都造了这个战斗机上去呢，跟这个敌人的轰炸机去怼。当然，敌人呢也不傻，也造了战斗机跟你互怼。这就是所谓的争夺制空权。所以到一战结束的时候啊，这个英美法德四大国的空军部队都已经这个呃显山露水了啊，飞机呢显示出了巨大的战争潜力。所以一战一结束。 凡尔赛合约就明令禁止德国发展空军啊，就是这个原因，德国的空军是被禁止了啊，因为那会儿的飞机不都是木头蒙帆布嘛，好多都是吧，所以都劈劈了当柴火烧了。但是你禁止不了人家发展航空工业是吧？凡尔赛合约说你那会飞的东西只能是风筝啊，结果人家。 发展航空工业，跟战后德国经济一片大萧条完全相反，一大批飞机制造公司、民航公司、飞行俱乐部雨后春笋的一般出现在了德国。所以，德国的航空工业不但没有落后，反而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个希特勒上台之后没几个月，那就任命。 赫尔曼·戈林为帝国航空部长啊，戈林，你别看二战的时候，好家伙，三百磅重是吧？这和二百七十多斤，但是人家在一战的时候也是帅小锅一枚是吧？而且击落了二十二架敌机，击落五架是双料，就是王牌，十架双料王牌，戈林是四料半王牌。德皇威廉二世亲自给他颁发了最高级别的这个勋章，就是蓝色 Max。 是吧？这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啊！他二战时候得什么什么大铁十字，那那的都是是吧？帝国元帅那都是扯淡，是吧？一战的时候人家勋章真是拿命挣的，是吧？所以他确实是个大英雄，对吧？希特勒怕格林呢能力不够，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啊，就是汉莎航空公司的总裁米尔西，后来也是德国空军元帅，是吧？在他们俩的努力之下。 纳粹德国的这个空军呢，很快就顺利的诞生，而且呢，因为格林的原因，空军里的纳粹党员特别多，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到了三六年之后呢，格林的兴趣呢，逐渐转向了这个。 政坛啊，说实话呢，干实事本来也不是他的专长。这样一来呢，米尔西就成了空军实际上的一把手。米尔西呢，能力很强，人品差点啊，经常利用权力对有私人恩怨的人搞报复啊。比如这个德国头号飞机设计师梅塞施密特，这是大家的这个这个都是很熟悉的人，就因为跟米尔西关系不好，被指控叛国罪。 啊，然后被盖世太保调查，差点儿都被弄死啊！不过米尔西呢，自己的这个位置也没坐那么稳当啊。他爸爸是犹太人，就不断有人质疑这个啊，说你应该进进那火化炉了，你你怎么还这当空军元帅呢？最后还是得格林出马保他啊，他发给这个米尔西呢雅利安血统证书，证明他是纯种雅利安人啊，因为这个。 格林有一句名言啊，说在德国空军里，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所以，在这个米尔西的主持之下，德国的战斗机、运输机、侦察机、轰炸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啊。然后，三六年西班牙内战，这个大家都知道，德国空军呢派出秃鹰军团参战。 名义上是志愿部队啊，实际上就是去这个演习实战。在这场战争当中，德国的几种飞机表现都非常出色，比如这个梅塞施密特幺零九啊，容克五十二啊。但是呢，最耀眼的明星是一直之前没太被重视的这个容克八七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这种飞机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是它能以接近垂直的角度俯冲，投弹精度巨高。 德国人还在这飞机上装一扇儿，俯冲的时候发出尖利的呼啸声，对敌人的心理震撼力也非常大。所以这种俯冲轰炸的方式啊，本来是不被德国人看好的。米尔西说呀，这跟玩杂耍差不多。但是实战的检验让大家看到精确轰炸的价值，尤其是适合支援前线的陆军。哪有个碉堡，部队前进受阻了，必须迅速精确的把它给搞掉。地毯式轰炸不好使。 于是呢，德国空军就开始大力的发展斯图卡，那就是说这个它其实它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武装直升飞机，但是那会儿因为没有嘛，就二战的时候日本也有这种飞机，也学的德国啊，而且这个日本管这种飞机呢叫直协机，直接协作啊，就这么个意思。那相比之下，这个德国空军的远程轰炸呢，就重视的就差多了。那虽然德国也有人提出战略轰炸理论啊，但是呢，一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怎么被重视。战斗机方面呢？ 德国人的 Mi-109 性能非常好啊！另外呢，德国人还认为，在未来空战里还需要一种双发动机的重型战斗机跟轻型战斗机配合使用啊，有点像这个陆地上三号、四号坦克的意思。所以呢，又开发了 Mi-110 重型战斗机啊！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啊，德国空军拥有各种作战飞机四千多架，人员呢达到了三十七万人啊！又经过了这个。 西班牙内战的实战检验啊，拿着练兵，我这么多新武器、新装备、新战术，我试试灵不灵啊？一试真灵。 苏联援助西班牙也是想试试吧，我清洗完了之后，我这军队还灵不灵？一试嘛不灵，是吧？所以这就完完全相反的这个教训啊。三九年德国入侵波兰，那面对德国空军，波兰空军自然是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所以这个德国空军英雄如无用武之地，孤独求败。八百七十架波兰飞机基本上就被轰平在地面机场上了。所以德国人就把精力集中在对地支援上，开发了一套地空通讯系统。 能让地面前线的部队及时呼叫空军支援啊，这个咱看着现在应该熟多了，对吧？美军在阿富汗后遇上塔利班，哎呦，这个点子硬是吧？这个这个来一轰炸机来是吧？F 十六什么叫来了？叮咣五四激光制导炸弹就一扔。其实当年三九年都是德国在波兰，他就能这么干，那只不过他没这么精确。另外呢，他给飞机指示目标啊，让这个俯冲轰炸机和陆军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成了战争初期德国人的制胜法宝，直到不列颠空战。 德国空军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此时是大大地不如德国，但是呢，拥有主场优势。德国空军一直以来的指导思想都是夺取战场制空权，然后呢，跟地面部队配合行动。但是这回打的是客场作战，该怎么打，谁都没有准备，是吧？德国轰炸机主要是容克88，航程、载弹量都很一般。 战斗机性能虽然不错，但是小短腿儿啊。之前这个轻重搭配的思路，在实际空战当中没用。密幺幺零重型战斗机不但没用啊，还成了又大又笨的活靶子，还得由这个密幺零九战斗机保护啊。战斗机给战斗机护航啊，这是空战史上一笑话。所以，直到二战结束。 德国都没有发展出像样的远程战斗机和远程轰炸机，这就导致他们没法执行任何战略意义的任务啊！你炸苏联去，更别说越过大西洋炸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到了这个苏德战争的时候，德国因为没有战略空军，没法大规模轰炸苏联后方，战争的胜败就主要决定于地面了。苏联地皮多大，占地球陆地表面的六分之一，是吧？你你你怎么炸，是吧？炸不过来。 所以只能靠地面啊啃。不过德国战斗机部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间啊！咱们讲了，苏联都给清洗了嘛，啊，在西班牙一试就不灵啊。开战之初，苏联空军跟苏联陆军差不多，数量庞大，技术落后，飞行员水平很低，战术极为僵化。德国空军呢，以战斗机为核心，战场上战斗机飞行员有最终决定权，如果认为局面不利。 飞行员可以避免战斗，啊，如果形势有利，也可以脱离任务追击，那就是委托指挥啊！你你战场上的这个指挥员和战斗员啊，你有你调动你的全部的这个积极性和主动性。苏联这边正好相反，命令式指挥，什么都得听上级的，是吧？比如这次交给战斗机的任务是护航，给轰炸机护航，那战斗机就得寸步不离地贴着轰炸机。 既不能逃跑，也不能擅自追击，本来就技不如人，再加上这么一套臭大街的指挥，所以一个个就成了德国飞行员刷战绩的活靶子。德国飞行员最喜欢的战术就是小规模游猎，三到六架编队中高空这个巡逻，发现苏联飞机就俯冲攻击，利用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的双重优势，打完就走，效率非常高。 刷出了大批的这个王牌飞行员。咱们讲这个王牌飞行员，这个定义是一战时候有的嘛啊。第一个这个王牌飞行员是法国的这个 G 一，那他打下来五架，然后就说行，就按这标准打够五架，这就是这个王牌，十架就双料王牌啊。那这个标准对于二战的德国飞行员来说，那简直就弱爆了，那这还叫王牌吗？整个二战德国光战绩在百架以上的飞行员就一百零七个。 击落五架，你好意思说吗？出门你好意思见人吗？买块豆腐拍死算了，是吧？这里边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头号王牌埃里希·哈特曼啊！一九四一年，十九岁的哈特曼加入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那这哥们儿中国长沙长大的，啊，两三岁都是在中国长沙，啊。 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儿，战友们呢都管他叫小孩儿。那不过这小小子很快就让人刮目相看，研究出一整套跟敌机靠近到超近距离再开火的战术。不到一年。 就击落了四十六架敌机啊，被这个苏联人称为“南方魔鬼”啊。他那架这个密幺零九战斗机机头啊，画了一只黑色郁金香啊。苏联飞行员经常一看这架飞机就逃跑，什么命令不命令也顾不上，这就导致这哈特曼的战绩停滞不前啊。这怎么办呢？这这更孤独求败了，只好呢又去掉了飞机上的这个图案。哈特曼啊，战绩太高啊，搞到这个很多人呢就是。 怀疑他是不是虚报？你不可能啊！你这人怎么有？有一次呢，一个别的中队的飞行员在吃饭的时候聊天儿啊，就说这个哈特曼这个战绩啊太不真实了。啊，哈特曼听说之后就跟长官要求，哎，说把这哥们儿调来给我当僚机。俩人一起出击了两次以后，这哥们儿亲眼见证了哈特曼的超近距攻击战术啊，表示哎，真是服了又大写的服！我来写目击报告，证明哈特曼的战绩都是真的。 二战中的空中战场啊，比一战要残酷得多，是吧？但是哈特曼依然保持着非常强的骑士精神啊！有一次呢，他遇到一架技术特别高的苏联战斗机，费了一龙二虎九牛之力把对方击落。回去之后呢，这个哈特曼又开了一架小型飞机啊，到对方跳伞的地方找到这个苏联飞行员。 是吧？俩人边说边笑，仔细探讨了刚才战斗的经过。到了这个战争后期，哈特曼被调到匈牙利负责本土防空。面对铺天盖地的美军飞机，德国战斗机的性能已经不占优势了啊！不过哈特曼呢，还是凭着无人能比的出神入化的飞行技巧，不断提高战绩。 最终，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天，他在最后一次任务中击落了第三百五十二架敌机，这也是苏联飞机一架拉九这个记录，也绝对是前无古人，估计肯定后无来者。那现现代这个空战很难诞生王牌飞行员，除了哈特曼之外，德国空军还有一位特殊王牌汉斯鲁德尔。啊，这哥们儿也是德国最高功勋奖章。 黄金镶钻石宝剑相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只有他一个人获得了这种勋章。鲁德尔呢，不是战斗机飞行员啊，他驾驶的那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后来呢，主要是斯图卡专门反坦克的改进型。这种飞机呢，就不用再俯冲投弹了啊，而是机翼上呢装了两门三七炮。啊，飞机打坦克有一个天然优势，坦克呢就是顶部装甲比较薄啊，所以鲁德尔啊。 一个人就击毁了五百一十九辆坦克。这个斯图卡这个轰炸机呢，也被称为这个苏联坦克的开罐器啊，就跟那开那个罐头瓶子似的。他一个人干掉苏联五百一十九辆坦克是吧？一百五十辆其他的车辆是吧？还有好几百门火炮，多少个炮兵阵地，几辆装甲列车，还有这个几艘这个军舰，甚至包括这个苏联最著名的“马拉号”战列舰，据说也是被他给。 炸沉的啊，怪杰嘛！这个鲁鲁德尔，他打的这个这些坦克，就相当于苏联的一个坦克集团军，啊，吧？所以为了表彰他，希特勒呢就专门颁给他一枚钻石金宝剑相叶骑士勋章啊！这个勋章啊，本来是想等德国战胜的时候发的，鲁德尔这是唯一的一枚啊！德国勋章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是这个。 就是十字勋章嘛，是吧？十字勋章是是这个德国在一八一三年就设立的，是吧？然后在一八七零年的普法战争，一九这个一四年的一战都曾颁发，三九年二战又颁啊。只不过三九年跟前几次的大战比，因为它的这个战争规模大了，那这个受勋的人数也多了，所以它这个勋章级别也就特别多啊。这个前几次就是二级铁十字、一级铁十字，到了这个二战的时候啊，一级铁十字再往上。 骑士铁十字啊，它就是个儿大，是吧？挂脖子上，二级是别在第二个制服扣上，一级是挂胸上，骑士是挂脖子上，是吧？骑士铁十字有五千多人获得，是吧？然后再往上呢，是这个加上相叶啊，就是在它这个铁十字勋章上面加一个相叶，这个呢级别就高了，一共有不到九百人，那八百九十多人获得这个相叶骑士铁十字。 你再往上，在相叶上面加双剑啊，两把交叉的宝剑，底下是相叶，底下是铁十字勋章啊，这个叫宝剑相叶骑士铁十字是吧？这个有一百六十人获得啊，这已经在德军当中就是顶尖儿了吧？再牛逼的呢，就是这个相叶和宝剑上镶钻石啊，当然都是碎钻啊，德德国到后来可能都是工业钻石了，就镶这玩意儿。这个叫镶钻宝剑相叶铁十字骑士勋章，这个一共二十七个人获得。 这二十七个人现在都都有专门的传传记，外边有恶魔的骑士什么四本一套，二十七个人都有这个传记。顶尖儿的，就是鲁德尔的这个钻石金宝剑相叶骑士勋章啊，那这就不得了了。当然，格林得了一个大铁十字，这是最高级别，但是那是问事儿啊，谁都知道那就是一工艺品，是吧？这个别别拿它当回事儿。所以呢，你要说这个王牌飞行员，没人能跟德国比啊。但是呢，德国空军的晋升体制。 有很大的问题啊！美国、英国这边，如果一个飞行员在战斗中表现良好，就会调到后方深造，之后要不当教官，要么回前线当指挥官，不能老在天上飞，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吧？马也有失失前蹄的时候，马尔塞尤多多厉害，北非之星不照样被打下来了吗？德国人不一样。 一个人只要战绩好，马上在前线直接晋升啊，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连队长，所以往往飞行员非常年轻就当指挥官了。但是指挥一支部队跟自己打仗完全两码事儿。很多人年纪轻轻当了指挥官，无论是指挥能力还是为人处事都不行，而且呢还往往痴迷于自己上天刷战绩。 这就导致德国王牌飞行员辈出，但是优秀指挥官青黄不接。这些王牌自己打仗都是一把好手，但是要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就力不从心啊。比如给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这干不了，是吧？所以德国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越来越小，格林就在元首面前失宠了。反观你看苏联空军。 战争开始阶段损失惨重，但是给了大家一个这个重新洗牌的这个机会。只会搞政治斗争的老旧派靠边站，然后那菜鸟就直接都掉下来了。啊，能打的人火箭般的上升啊！在战争的中后期，苏联人又逐渐研制出了几种能跟德国飞机较量的这个战斗机，比如到最后战争结束都拉九啊，拉十一是吧？这就非常棒。 飞行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那苏联的头号王牌飞行员，后来的这个空军总参谋长阔日杜布元帅，就是驾驶拉七取得了六十二架的战绩。那他八五年晋升为苏联空军元帅，位列盟军第一。好多人呐，拿他跟那个哈特曼比啊，说说句实在的，这阔日杜布的六十二架跟哈特曼的三百五十二架没法比，那刚顶上一零头。但是呢。 哈特曼啊，他这个一共出击一千四百二十五次才达到这个战绩，就是二点二次出击击落一架敌机，是吧？库尔杜布的这个击落率比这个哈特曼要高得多，是吧？所以从这儿咱们。 这个也能看出来，德国飞行员除了高超的技巧之外，啊，把人当牲口用，啊，不知疲倦的战斗，也是他刷战绩所必须的。霍尔杜布一共才参加了一百二十次空战，就打下六十二架，那就是说不到两次就击落一架，而且他一多半战绩呢都是德国的高性能飞机，啊，包括苏军击落的唯一的一架米二六二喷气式战斗机，所以他这个战绩呢可以讲含金量十足。 啊，除了这个战斗机之外，苏联空军的另一大主力是伊尔二强击机啊。这种飞机呢，跟鲁德尔的斯图卡差不多，军博就有，解放军也装备过。那但是呢，装甲防护更强，载弹量更大，还能装这个火箭弹啊，打起这个德国坦克来得心应手，被德国兵呢称为“黑色死神”。整个二战期间，伊尔二生产了三万六千架，为打败纳粹德国立有不世之功。 四四年以后，德国空军基本上都都被这个调回到本土搞防空作战了，那都防不住啊！德累斯顿还给炸成那样了。苏联战场上的制空权就基本上掌握在苏军这一边，跟那个。 苏联和德国相比，美英从战前就确立了轰炸机为核心的空军模式。咱们在之前的特辑节目里讲过，啊，美军在欧洲战场主要的轰炸机呢是 B 十七空中堡垒，四个发动机的重轰啊，机身非常坚固啊，但是呢，在德国战斗机的攻击下还是损失惨重。直到这个 P 五幺野马战斗机出现，能给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情况才有所改观啊。 这个时候，德国空军这边呢，米幺零九和稍微新式一点的这 F.W. 幺九零两种战斗机一直是铁打不动的主力，但是面对盟军的新式飞机，越来越力不从心。这里边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米尔西元帅一直对新技术不怎么感冒，即便很早就研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他也一直不看好。直到一九四三年，新的战斗机总监，这也是王牌飞行员阿道夫·加兰德中将上任。 才开始大力推动喷气机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这个时候小胡子这个希特勒又来插一杠啊。光看了密二六二原型机试飞之后，说这飞机忒好了，飞得快，不容易被拦截，是吧？所以他最适合干的事儿就是对地轰炸，支援我们的陆军。米尔西这个跟希特勒说说，我的元首，三岁小孩都能看出来，这是一架战斗机，不是轰炸机。但是没用，元首就是元首，密二六二必须先改成轰炸机。这么一折腾。 密二六二越来越发的难产，直到四四年六月份，有一次希特勒的情妇艾娃跟他哭诉，啊，说我们家我们老家被空袭了，那那个你小丈母娘都快被炸死了，那场景多么惨呐！希特勒大为震怒，命令米尔西必须每月生产一千架。 Mi 二六二啊，当然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少量的 Mi 二六二虽然创造了不错的战绩，但是对战争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啊。更大的这个意义呢，还是在科技上啊。所以这个时期呢，虽然美英美两国都有喷气机服役啊，但是数量可以忽略不计。Mi 二六二性能非常好，但是呢，对于此时捉襟见肘的德国空军来说，太贵太复杂。德国人呢觉得。 最好需要一种能大量生产的简易飞机啊，最好跟那个风筝似的啊，最后拿根皮筋一弹，嘣就上去，这多来劲呢！哎，好发动老百姓啊，大家一起来保卫领空啊！于是亨克尔公司先研发了 He-162 战斗机，机身全都用木头做的啊，那真跟风筝构造差不多，结构极其简单，能省的全省，连起落架指示灯都没有啊！那驾驶员怎么知道起落架放下没有？没关系。 座位下面给你开个小窗户啊，你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啊，这起落架放下来没下来，是吧？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小窗户平时要是那什么的话，打开了还能滋尿，你这多好。所以，喷气式发动机喷出的这个高温气体很容易把木质机身给点着了，那怎么办呢？把发动机安装在机身上方，隔开一点距离，这就造成飞机非常不稳定，一不留神啊，就会在空中解体。 这还不是最邪乎的，最邪乎的是梅赛施密特的方案。他研制的密幺六三简单到什么程度？起落架都省了，你连那小窗户都能堵上，放在一个带轮的这个小推车上起飞，飞起来就跟小推车分离。降落的时候呢，就靠肚子上类似雪橇这么个装置降落。人家这么干呀，你说这算迫降？他那是操常规操作。 密幺六三更牛的地方是安了一台火箭发动机，自带两种毒性非常高的液体做燃料，速度比密二六二还快。但是呢，这个火箭发动机能用的时间特别短，喷两下就停，滑翔一会儿再喷两下啊，就跟那踩那个什么电动车那种感觉似的，滋滋两下，噗一喷火，咔冲，然后滑，所以航程特别短啊。这个而且这驾驶密幺六三呢是太难了，德国人自己说。 这个密幺六三这个飞机本身比敌人可怕的多。曾经有一架密幺六三在降落的时候，因为撞击太猛，导致燃料泄露，把飞行员活活给溶解了啊，尸骨无存，现场惨不忍睹。这样的飞机，说实话，就算是王牌飞行员也很难驾驶啊，所以也就根本达不到他想达到的全民皆兵的目的。德国空军呢，也就带着这些个异想天开的科技结晶，走向了灭亡啊。 真正从二战中崛起的空军，还得说是美国空军。虽然呢，他们要到战后两年才正式独立，四七年才正式独立啊。这时候呢，还一直归属陆军，但是呢，已经是独霸蓝天的存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呢，美国空军也是以轰炸机为核心，首要目标呢是远程战略轰炸。登陆欧洲以后，地面部队需求越来越大，就也建立了空中支援体系，由地面部队呼叫飞机来了之后呢，再给指引一下目标。而美国呢？ 没有斯图卡那样专门的对地攻击机，所以这事儿一般就交给 P-47 雷电战斗机。雷电战斗机啊，说实话不是特别出名，跟野马、喷火这些飞机比起来，知名度低了不少。但是它其实是二战期间产量最多的战斗机，这个一共一万五千多架。 大家可以找一张这个雷电战斗机的图，一看就觉得哇，这飞机怎么这么难看呢？啊，又大又圆，经常被这个军迷们称作“大奶瓶”。雷电战斗机空重就四吨半，赶上三架零战。不过有一台两千马力发动机的加持下，它的速度绝对不负雷电的名字，跟野马差不多啊。载弹量特别大。 关键部位都有装甲防护，所以不管对空对地，效果都是弯得佛雷电跟野马一起统治了1944年之后的欧洲天空。在中国战场上，美国人建立了著名的驼峰航线，那主要呢就是从印度往中国运输物资。那个时候的飞机很难飞到万米高空，所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在群山中间飞行，跟着地形起起伏伏，加上这个崇山峻岭之间常有强风。 飞机容易结冰，所以飞这条航线对当时的飞行员来讲跟自杀差不多。从四二年五月到战争结束，三年多的时间，总共六十五万吨物资和三万三千多乘客通过驼峰航线被运输了过来，成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桥梁。整个驼峰航线长八百多公里，最高海拔超过七千米，所以被称为这个死亡航线。 一共五百多架飞机坠毁，牺牲的美国和中国飞行员超过了一千五百人啊！在昆明的这个驼峰航线纪念碑下，刻着一位飞行员写的话，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就这这条山谷以此而得名。另外一个中国战场的明星是飞虎队啊，由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 部队啊，构成的主要是在中国的西南和缅甸作战。飞虎队最多的时候，其实也只有七十九架飞机，八十二名飞行员啊。不过战绩相当可观，七个多月的时间就击落了四百多架飞机，自身损失七十八架啊。他不是就剩一架了，人家还不断的补充，成了二战当中的一支传奇部队。所以，纵观整个二战中各国的空军部队，可以总结出两大趋势：第一，空军内部分工越来越明确。 专业性越来越强，诞生了众多各司其职的运输机、轰炸机、对地攻击机和战斗机，相应的各种战术发展也日趋完善啊。比如德国人开发、美国人壮大的前线对地支援，直到今天，咱们看这个美国人打仗，哪怕只是一个班的规模，哇，前面有塔利班啊，不好对付，马上第一反应就是呼叫空中支援啊，然后才呼叫什么师炮兵是、啊。 这个第二个趋势呢，就是飞机的技术方面啊。为了在空战里获得优势，飞机越飞越快，越飞越高，终于让人类航空史迈入到了喷气时代。米二六二之后，德国人没有停下来，设计了好几种单引擎喷气式飞机，性能更加强大。所以战争一结束，美苏在第一时间抢夺德国喷气式飞机的成果，科学家、工程师、原型机、生产设备、图纸，建什么改了什么。 二战结束之后五年，美苏的喷气式战斗机，也就是 F 八六佩刀和米格十五比斯，就在朝鲜天空中相遇。这两种飞机乍一看跟双胞胎一样，就是个大个小点设计的非常相似，性能也非常相近，成了空战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势均力敌的对手啊！因为他们往前一追溯。 一个爸爸生的都是从二战期间德国人的研究成果发展来的啊，所以人类历史啊就是这样，每次战争都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啊。二战呢作为最大的一次战争，航空领域的进步可以说是往前迈了大大的一步，这也算是一种因祸得福吧啊。呃，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